声色江河，势崩雷电；知若穷阴凝闭，凛冽海域，积雪没劲坚冰在数治了忧巢，精华踌躇，增亢木温，堕子烈夫。当此苦寒，天假强秦。